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七十集。他们和叶子楠早就合作过，洛涵并不介意带上叶子楠。一个拖油瓶儿和两个拖油瓶儿实际上并没有区别。洛涵自己同意了，说：“我这里没什么问题。” 但这毕竟是团队的事，我得问问我的队友。叶子楠充满期待地看向林青霄，林青霄刚刚已经全部听到了，他毫无异议，反正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区别。邹继白听到这就是洛寒之前提过的朱雀，也二话不说同意了，队内一致通过。洛寒拍板说：“好，我们这就去找古行星君。”他说完，略有迟疑。 可是这次所有人在非洲上就组好了队，你加入我们队伍的话，那你原来的团队？没事。叶子楠大大咧咧的一挥手，只有你们这些主战性的人才分了队。我们那条船一船都是飞禽，打架一个比一个弱，逃跑一个比一个快，还有必要组队吗？竟然该死的有道理。行吧，我们现在去找古行星君说说看。 洛寒带着叶子楠去找古行星君，古行星君听到他们要加人，很随和的通过了。自然可以，非洲上虽然有我和天宇星君帮你们训练，但组队终究是你们自己决定。既然你们之前就认识，这次又有缘相逢，一起走多个照应也好。洛寒和叶子楠齐齐道谢。 洛寒把他们队伍的通讯令牌交过去，古行星君手掌扶在令牌上，须臾后收回手指。好了，你们的令牌已经改了，这是新的通讯令牌，一共四块，你们收好。等到了希尔米海境内，只要不要离开太远或陷入空间重叠，这四块令牌都可以帮助你们联络到对方。 洛寒再一次道谢，把新的令牌递给叶子楠。令牌上灵光一闪，然后右上角浮现出编号，正是洛寒这一组。之后只要拿着令牌，即便相隔千里，他们也能感应到另外三块令牌分别在什么地方，还能短暂的传讯，非常高科技。据说这是天宫的军用之物，不允许民间开放。 要不是这次他们应天宫之争来迷海除魔，他们还见不到这种宝贝呢。古行星君看着洛寒对令牌稀奇不已的样子，随和提醒道：“好好保管，不要损坏，等出来还要归还呢。”天宫总是这样，好单纯，好不做作。等他们告辞走远后，洛寒悄声和叶子楠交流：“这个东西。” 真的很难模仿吗？可以随时传令的令牌，如果能开放使用，光凭实力显就能避免多少危险？单说技术，真想要仿造，肯定能造出一个来。问题是，他背后的天宫。叶子楠压低了声音说：“天宫不让，谁敢和天宫作对？”洛涵想想，倒也是。洛涵放弃了买一个山寨传讯令牌的想法。 他和叶子楠许久未见，相互交换着两人这段时间的经历。哎，上次我给你发通讯符时忘了问，你怎么也来了？我不想来啊。叶子楠苦着脸说：“我其实不想，可是组长要求，我也没办法。”你呢？你为何也跟过来了？洛寒说到这里也叹了口气：“哎，因为林青霄想来。”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 洛寒和邹继白待在一起，总能找到学渣的共同话题；和叶子楠待在一起，瞬间产生咸鱼间的惺惺相惜。叶子楠忽然转为密音传语，问：“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怎么样了？是不是你们遇到了什么意外？”洛寒摇头，简略说：“没什么，在拍卖会遇到了一只有些奇怪，所以就问问你。”哎。 叶子楠脸上露出一种说不出同情还是幸灾乐祸的表情。后来被人买走了。嗯，鸟祖重情重义，洛涵信得过叶子楠，不吝于和叶子楠分享八卦。还是熟人，那个人你也认识。叶子楠最开始迷惑，随后忽然瞪大眼睛。洛涵对着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猜的没错。 就是林重玉。林重玉在碧云秘境里和叶子楠有过冲突，而且那时候林重玉也说了要贺铃兰。叶子楠能猜到林重玉身上一点都不意外。叶子楠发出意味不明的感叹，他凑近了低声问：“他们几人之间最近有发生新鲜事吗？总觉得你们回去后又经历了好多。”“确实有。”他们两人已经走到了。 洛寒当着周围人的面不方便多说，含糊道：“等之后有时间，我给你细说。”叶子楠比手势应下，这种姐妹间的话题就适合和叶子楠说。林清霄是个冰山机器，邹继白粗枝大叶，唯有和叶子楠才有分享八卦的乐趣。洛寒对男女主的虐恋情深向来是听之任之，他不干涉个人命运。 比如云梦涵被挖心掏肾，被吊在城楼上羞辱，最后竟然还能和林崇玉和好，这是云梦涵的选择，洛寒不会干涉。撑死了只是有点好奇罢了。但是逆行道师毁灭世界，发动禁术逐流，洛寒就要管一管了。他一边盯着灭世的大魔王林清霄其实另一边也在注意林崇玉。 林崇玉判不判魔，他不关心，他只关心禁术。虽说最后男女主和众多男配团是为了抵抗林清霄才孤注一掷发动禁术，但是终究这是男女主一手搞出来的。洛涵必须打探清楚他们在哪里接触到了禁术，并且提前摁死。无论林清霄还是男女主，都不许影响六界和平，谁都不能阻止洛涵狗命。 洛寒和叶子楠有话要说，林青霄就没有跟过去。现在两人回来，林青霄淡淡对叶子楠点头。虽然洛寒和叶子楠走得很近，但是林青霄竟完全不觉得吃味儿，可能是因为这两人身上的姐妹气息太浓郁了吧。叶子楠看到林青霄主动搭理他，都有些受宠若惊。叶子楠震惊的坐好。 洛寒主动给另两人介绍。现在叶子楠正式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叶子楠点头，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叶子楠，朱雀族云州王府世子，其他没什么可说的，特长大概是年龄大。”洛寒突然感受到一股岁月的恶意。邹继白脑子直，对人没有防心，虽然从未见过叶子楠。 但既然现在成了一个队，他就真心把叶子楠当一家人。邹继白好奇，直接问了出来：“哎，你多大了？”“十万八千岁。”邹继白哦了一声，不断点头。“嗯，确实。哦，我叫邹继白，长邑邹于人，今年九百八十八岁，擅长拳法。”林清霄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林清霄 中山苍龙，一千岁。一转眼就轮到洛寒了。洛寒诡异的停顿了一下，说：“洛寒今年一千岁左右，特长可能是长得好看。”林清霄听到，轻轻挑眉，低头瞥向洛寒。叶子楠都没来得及争夺队内最美这项头衔他惊讶的抬高声音说：“你说你多少岁？” 鹿晗眼睛都不眨，一千岁左右啊，不过是左那么九百八十二岁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一个个几千岁，我一上来十八，天道难道不要面子的吗？邹继白对此毫无怀疑，大咧咧地说道：“原来你和我们差不多大呀！之前问你，你始终含含糊糊的，我还以为差很多呢。” 洛寒顶着林青霄和叶子楠的视线不动如山，煞有介事点头。没错。林青霄静静收回视线，不做评价。叶子楠一脸复杂，他看看洛寒，又看看一无所觉的邹继白，放弃提醒这个憨憨。天宫的非洲是按照地理位置就近接人，叶子楠所在的非洲要早到一天。 他们已经在这里过了一夜。古行星君带领的非洲已经算是靠后了。他们到来后，陆陆续续又有几只非洲抵达。等到晚上，此次出征的人员就全部集合于此了。这一天对于弟子们来说非常热闹，他们忙着熟悉环境、认识新的人，队伍之间也有细微的调整。像叶子南这样临时并入其他队伍的人并不少。 晚上，古行星君再一次给他们提醒了进入希尔米海后的注意事项，之后就放他们回去休息。明日就要正式进入希尔米海了，今夜说什么都晚了，还不如睡个安稳觉来的实在。希尔米海内危机重重，今夜恐怕是他们最后一个能安心入眠的夜晚了。第二天清早，所有人早早集合在海边。 古行星君和其他几位星君站在最前方，看时间差不多了，彼此点头示意。古行星君缓慢飞到空中，此时朝阳未出，海面上静悄悄的，海风将古行星君的长袖吹得猎猎作响。古行星君和其他几位星君各自站到预定的位置，然后一起发功，一个巨大的法阵渐渐出现在他们脚下。 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哦。